好，同学，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各位书上的一百八十页以下。那承接呢，我们第一堂课到今天为止所提到的诉讼法前半段呢，一入门呢一个基本的法律体系和先程序后实体的概念。那程序合法要件呢，两百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了七种所谓法律明文规范的程序合法要件。那先前已经看到第一款到第五款，从这个审判权呢，一路看到这个第五款诉讼能力。那很快复习一下。 反正先程序后实体的原则就是呢，你各个程序合法要件都要过关之后。 法院才会进入本案胜败诉有无理由的实质审理，才会真的开启审判程序，真的呢耗费司法资源呢来做你这个案件的处理。所以我们在正式呢使用司法资源之前呢，一定要先做一个过滤筛选的一个动作，要筛选掉、淘汰掉一些呢无意义的诉讼，避免所谓司法资源的浪费。这是我们讲了 N 遍的，为什么要创设所谓先程序后实体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那么呢，一到五款的程序合法要件，一到四款的这个程序合法要件看完之后呢，那今天要看第五款的部分，也就是呢，各位书上一百八十页以下诉讼代理的一个规定。那你可以先简单看一下二四九条第一项第五款。这二四九条的第五款说呢，由诉代起诉而代理权有欠缺者。 那么这就是呢，所谓呢，诉讼代理权欠缺构成程序不合法的事由之一。那规定在两百四十九条第一项的第五款。那对照各位书本的一百八十页，一开始先做基本的名词定义跟概念的说明。诉讼代理权的制度呢，非常简单，也就是呢，民事诉讼法呢，我们不采所谓本人诉讼主义。 这是教科书上的一个基本名词。什么叫不裁本人诉讼主义呢？讲白点啊，你如果呢有钱或者没空的话呢，你可以不用呢亲自出庭的打官司。没有人告诉你说，你身为原告、被告，一定要呢亲自呢披马上阵呢去打官司啦。不用，你都可以委任代理人呢来代理你出庭。那最常见的代理人就是律师嘛。各位呢参加这个呢。 来补习呢，参加考试，大概一半以上的同学呢，将来可能都希望要从事律师的行业。那律师就是最典型的诉讼代理人啊，这个在古代吼俗称讼棍，然后我们的工作就是呢专门帮人家打官司，做这个诉讼代理的动作。那既然如此的话呢，所以立法者特别规定，你要找人家代理你去打官司的话呢，这一个人一定要有你的合法委任。 合法的授予他代理权，因此二四九条第一项第五款呢，立法者才特别规定，如果你老兄懒得亲自本人出庭打官司，你是委任代理人代理你打官司的话，那么这个代理人必须要有合法的代理权。如果他欠缺代理权的话呢，法院要定期命他补正，不补正者呢，程序不合法，直接裁定驳回。这就是呢第五款呢。 立法者所规定的程序合法要件，委任诉讼代理人呢？代理为诉讼行为者呢？该代理人必须要合法的一个授权。那么这就是概念上来讲的。一百八十页以下，首先定义所提到的诉讼代理的制度。好，那定义看完之后，很快的看一下一百八十页第二个标题跟第三个标题，这都叫实务上的小常识，你瞄一下就好了。什么样的小常识呢？ 九十二年呢，民事诉讼法修正了六十八条，现在呢，诉代的资格呢，新法比较严苛。你看一下六十八条第一项，法条明文说呢，诉讼代理人应委任律师为之，除非经过审判长许可，才可以委任非律师为诉代。这个新旧法差很大，哦。旧法时代诉代的资格没有限制，你要委任任何亲朋好友都可以。 但是法院呢，司法院那边接到各级法院的压力呢，觉得说呢，如果资格不限制的话呢，开庭很难进行了。老百姓都委任一些不懂法律的人呢，或者像代书呢，只懂一半的这种情形呢，来这边开庭呢，连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啊、诉知声明都不会写哦，这个反而造成审判的一个困扰。 所以呢，在这些呢实务界的强烈要求之下，司法院呢就送交这个修正草案，在九二年过关。我们现在改成了速贷原则，是要委任律师为之。你如果要委任非律师的话呢，必须要经过审判长的特别许可。那各位将来开庭有个尝试哦，地方法院年轻的这些司法官呢，比较不会刁难各位哦。 所以，如果你以后毕业呢，考上啊，毕业还没有考上之前呢，去公司啊、事务所当法务的话呢，有的时候你要代理出庭哦。你们的老板律师如果没空的话呢，请你代理出庭的话，地方法院通常不会禁止你，顶多叫你补一下你的毕业证书，确定你是法律系毕业的，他就依照六十八条第一项的弹书呢，审判长许可，你就可以成为本件诉讼的代理人。可是到了高院哦，各位就没那么好过了。 高院这些比较资深的法官呢，可能是比较呢，自我优越感浓厚一点啊。所以在高院呢，大概就是呢，他们非常的反对呢这种什么实习律师啦、法务助理去开庭哦。所以如果说你是代理开庭到高院去的话呢，有时候高院的法官呢都会酸你哦。像我们事务所的这个助理美眉呢，代理去开庭呢，每一个人听到高院呢。 那天就开始肚子痛哦，哪里不舒服呢？请假找一堆理由不想去哦。因为高院这些老法官有时候真的是蛮不可爱的哦，高高在上呢，讲起话来酸溜溜的哦。尤其喜欢酸这些没考上的代理开庭的，先酸说啊，你们老板呢没空哦，啊啊你呢？你是法律系毕业的吗？然后就问你说哪一个学校的？那可能助理就讲说，譬如说东吴大学啦，或者说什么正大，法官就会酸你说，哎。 好学校嘛，啊，怎么考这么久还没考上？我这句话听了就很刺。然后，那这就是呢，各位呢，有的时候呢，稍微被人家刺激一下，你可能比较呢，激励你念书的一个斗志。然后，那不论如何，这个实务上的小尝试呢，你稍微的了解一下。反正现在新法修正之后呢，不具律师资格身份的，如果你要开庭的话，必须要经过审判长的许可。 那通常地方法院审判长不会刁难你，但是到高院呢，这个刁难的情况呢就蛮普遍的哈。好，这是呢关于资格的部分，简单的你了解一下。在第三点呢，诉讼代理权的授予方式，那这个以前曾经考过实务的一个尝试，同学要稍微的背一下，不难了。第一个叫做呢诉讼行为要事性的原则，你要请律师授予诉。 诉讼代理权呢，必须要提出委任状，所以这个授权的方式要事行为，不可以嘴巴讲一讲而以后，要添具呢正式的一个委任状，除非是极度例外的情形呢，言辞陈述经记名笔录，否则原则上都是要事性的概念，应以委任状书状为之。在第二个委任的细节呢，请打个星号，这个专有名词呢，用力的背起来。省级代理原则，什么叫省级代理原则呢？ 律师的代理权，每一个省级终了就消灭，所以你一审委任 A 律师，将来一审判完之后，上诉到高院二审的时候呢，如果你要再请 A 律师的话，必须要重新委任，这叫省级代理原则。每一个省级独立委任收一次钱啊，这是呢律师业的一个惯例呢，也是呢实务界所承认的。 不可能，一个案子呢，从头包到底哦，一审包到三审很少见了。每一个省级个别委任、个别付费，否则呢，你的省、你的代理权呢，在该省级终了的时候就会当然消灭，这叫做所谓省级代理的概念。那内涵，同学看一下这个文字的说明就可以了。那第一点呢，诉讼代理人每一个省级为之；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刚讲的，该省级结束之后呢。 就算是发回更审，仍然算新的一个省级，需另行委任使得代理。那这边有个错字，同学改一下。院字呢，一五三二号解释的第四项才对，哦，不是一五二二号。这个书上呢打错字了，请你稍微的改一下。好，以上就是呢省级代理原则。 除非呢，你符合九十二年民事诉讼法增订的六十九条第二项，你的委任书呢有经过公证、不受省级限制者呢，那例外的这个律师可以针对同一个案件一审打到三审啊，这是极度例外呢。你委任状上面特别注记，并且还要经过公证。好，那么以上就是呢代理权授予的方式，各位把呢诉讼行为授权要适性的原则以及省级代理原则这两个基本的观念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来，紧接着第四个标题呢，回到黑板上。各位将来复习呢这个章节的时候呢，不用花太多时间。这个章节考来考去呢，就这三个重点啊，不会有第四个了。来，哪三个重点呢？第一个呢，诉代的权限；第二个呢，代理人行为不一致；第三个呢，则是呢，诉讼代理权的消灭跟诉讼程序停止的规定。那严格来讲呢，第三组的条文。 才是这个章节里面国家考试的最爱，但很可惜，这个最重要的单元我们今天讲不到，因为这个考点是结合后面诉讼程序停止的规定，所以这个最重要、最常见的争点呢，我们反而得留到后半段的时间呢，讲完这个呢诉讼程序停止的章节后，才有办法回过头来做一个整理。所以今天只先看前面两个比较简单的考点，那第一个就是你书上一百八十页看到的。 诉贷的权限，这个标题在谈什么呢？你今天花钱请了律师委任诉贷之后呢，律师到底他的权利有多大啊？这是第四个标题所要谈的，律师哪些事情可以做啊，哪些事情不能做啊？好，法条规定在七十条书上呢，则是从一百八十页以下呢，一直介绍到一百八十四页。那你先看一下法条。 七十条第一项最大的考点呢，是在但书的部分。来，怎么讲呢？你看一下条怎么说的：，诉代律师呢，就他受委任的事件，有违一切诉讼行为的权限。前半段看完，你会以为律师的权利很大，事实上大错特错。看起来一切行为都可以做，可是你往后看但书。 但是下面这些行为，除非受特别委任，否则不得为之。哪些呢？舍弃、认诺、撤回、和解、反诉、上诉、再审呢？跟选任副代理人，非受特别委任不得为之。第一项代书呢？选择题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实例题，就是考同学背哪些行为要受特别委任，多念几次后，自然而然就比较熟悉了。 来，为什么舍弃认诺、撤回和解这些行为非受特别委任不得为之呢？立法理由提到，因为这些行为都是对当事人较为不利、诉讼上法律地位有重大影响的行为。那这一种对你的当事人比较不利，对他法律地位会有重大影响的行为，未遭慎重起见，所以立法者特别说，律师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要得到当事人的特别委任。 必须在委任状上面特别注记说这一些行为我也授权同意你做，这个实务上称为特别委任。所以呢，律师非受特别委任不得从事舍弃认诺撤回和解。所以如果你只是用一般的委任书，然后呢没有特别注记说这些行为授予他特别委任的话，那律师开庭的时候呢，这一些行为通通都不能做啊。好，以上就是呢第一个重点呢，速代的一个权限。 念完了，同学会觉得说，哎，蛮简单的啊，看起来就是用背的，没有错，是这样的。可是呢，九十二年之后呢，这些学者呢，越考呢越啰嗦。以前考权限呢，只要你背条文就好，啊，就舍弃任诺测为和解，多念几遍背起来就对了。 那至于什么叫舍弃认诺，后面章节会陆陆续续提到。像舍弃认诺规定在三八四条，撤回在二六二，和解在三七七，反诉呢，则是在两百五十九条等等。这一些相关制度，今天不急着看，后面章节会陆陆续续提。最近的考法你要注意的很讨厌的地方是加重你的负担，考你一些期刊论文型的衍生概念，什么概念呢？ 出题者大概觉得我要整理呢，光是叫你背条文不过瘾，然后他希望同学稍微有学一点，所以呢，最近流行考一些法条以外的衍生解释。什么叫衍生解释呢？来，最典型的同学看一下一百八十二页最下面，不要去背，因为这只是举例说明，能够灵活变换的情形很多。 一八二页挑出来，这个呢是跟你说明怎么考法的一个重点而已。来，像他说呢，律师没有受特别委任、特别授权的话，可不可以当帮当事人呢做诉之变更、追加？哎，同学陷阱在哪里啊？如果你死背书的话，你去对照七十条第一项但书，但书只有说舍弃认诺、撤回和解、反诉、上诉、再审等等呢，要受特别委任。 啊，东对西对吼，不包括数字变更追加，所以你很容易直觉就说，哎，那数字变更追加呢，不在但书的范围之内，所以律师不用受特别委任，也可以帮当事人变更追加，这样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现在学界主流的见解认为呢，特别委任事件的范围呢，我们采从宽解释，只要实质上的效果。 与七十条第一项代书相同的话，那该诉讼行为就是要受特别委任。各位再讲一遍答题的重点：只要你看到考题考你的诉讼行为实质上的效果呢，与七十条第一项代书相同的话，那就一概从宽解为必须要受特别委任。哎，啊，什么叫实质上的效果呢？跟第一项代书相同呢？ 这里必须整部诉讼法念完了，有基本的熟悉度之后呢，会比较容易推论。今天只跟你看最简单的，来诉之变更追加，这个你还没学过。法条呢后面会教到，在两百五十五条，我国诉讼法有变更追加的制度。那你今天简单听一下啦，虽然还没有学到，但是不难懂。什么叫变更啊？就是拿旧的去替代新的。 譬如说呢，我今天打的官司本来是甲告乙呢，诉讼标的告一七九，本来是主张不当得利的请求权，诉讼标的是主张不当得利的诉讼，后来发现我的诉讼标的好像写错了，这个案件告七六七呢胜算比较正确，比较高了，所以就变更诉讼标的，从一七九变更为七六七。 反正你只要拿新的去替代旧的啊，这个就叫数值变更。那什么叫数值追加呢？数值追加的定义就是保留旧的，增加新的。比如说黑板上这个案例，本来告一七九的，现在认为这是个请求权竞合的情况，所以我的诉讼标的除了一七九之外，还可能有七六七，所以我就保留原本的一七九。 增加一个新的标的七六七，请求法院一起审理，一并审理。这种保留旧的，增加新的，就叫诉之追加。好，那变更追加定义看完了，为什么书上告诉你，多数学者认为诉代要受特别委任呢？因为你去想它的所谓实质上效果，诉之变更，如果你学过的话，变更一旦合法，法律的效果叫做。 变更前的旧事件视为撤回起诉，所以你对照黑板上，如果你是179变更为767合法的话，法律的效果就是变更前179这个诉讼事件，这个诉讼标的视为撤回起诉，专就变更后的767加以审理。所以数字变更一旦合法，教科书都说。 实质上效果等于撤回起诉，撤回你原本旧的179这个标的，啊，实质效果等于撤回起诉，不就是七十条第一项但书的诉之撤回应受特别委任吗？所以为什么学说上告诉你诉之变更律师也要受特别委任方得为之？理由就在这边。同样的道理，那诉之追加呢？一样，后面章节会学到了。 诉之追加一旦合法，法律的效果就是呢，追加后的标的呢，视为呢另行起诉，重新开启一个新的诉讼案件、新的诉讼程序，要求法院一并审理。所以，诉之追加一旦合法，学者的意见是，实质上等同于反诉程序，实质上等同于增加追加一个新的诉讼标的。 开启一个新的诉讼程序，实质上的效果呢，等同于提起反诉，都是保留旧的程序，增加一个新的诉讼事件，新的一个诉讼程序。既然如此的话，实质效果等同提起反诉啊，反诉呢，律师要受到特别委任，所以诉之追加当然也要受到特别委任。现在流行这种考法了，考你灵活的运用基本观念。 不要呢死背法条，那你只要记住现在主流的见解呢，扩大特别委任的范围。所以你看到相关考点的时候机灵一点，只要考题那个诉讼行为实质的效果跟第一项代出一样的话，那我们就评价为说，这个也是律师呢必须要受特别委任、特别授权的事件。好，那么以上我们就简单的把黑板上第一个考点。 律师身为诉代，他的权限概念呢？七十条的说明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至于呢各个行为的细部内容，像我们刚讲的什么叫舍弃承诺撤回和解，你今天不用急着去学，因为后面的章节全部会陆陆续续的提到。好，那么第一个考点介绍完之后呢，书本往后翻来看一下一百八十四页，马上进入到第二个考点：代理人行为不一致。 来，第二个考点呢，也是每一本补习班的用书都会帮同学整理的，只不过整理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内容都一样。同一个内容用不同的一个写作风格呢，来帮你整理了。像你看一下我们书三百八十四页第五个标题“诉讼行为不一致的处理”呢，我们是分成事实上陈述不一致跟法律上陈述不一致。 那有些补习班的用书大标题的分类是分什么代理人跟本人陈述不一致，或者本人跟，或者呢代理人跟代理人间陈述不一致，你不用管这个分类不同的分法，但是讲一样的东西，课堂上听懂就好了。这种东西千万不用死背，看起来好像很复杂，有好几个类型，但其实你只要了解它的观念争点在哪里的话。 考场上自己都推得出来了，所以听得懂比较重要。像一八四页到这个一八六页，浓缩起来这三页的内容呢，就是在考同学人多嘴杂、意见不一的时候怎么办？你先了解这个段落在谈什么了，就是谈人多嘴杂、意见不一。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来一个很简单的尝试，同学先翻一下七十一条。 这是法律规定，也是各位念法律系、身为法律人的基本常识。什么常识呢？七十一条，我们允许你选任复数的代理人。讲白点啦，你老兄够有钱的话呢，你可以组一个律师团哦。没有人告诉你说你这个案件只能请一个律师，你有办法砸大钱的话，请三个律师、五个律师都可以哦。现行法并没有限制说一个案件只能委任一个律师。那既然如此的话， 法律上，你看七十一条怎么讲的？诉代有两人以上者，立法者就明文承认你有钱可以找两个以上的律师嘛。诉代有两人以上者，每一个人都可以单独代理当事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呢单独代理你啦。每一个律师都可以单兵作战呢，一个人呢就可以单独的代理呢你本人为各种诉讼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吊诡的现象来了。 一方面准你请两个以上律师，二方面又说每一个律师呢都是个体户，独立可以代理你，不需要集体行动，那就势必会造成，万一你的律师团起内讧，每一个人的主张不一样怎么办？这个蛮常见哦，各位将来稍有尝试一下，你的亲朋好友要找律师的话呢？ 各位啊，我给你个良心建议哦，再怎么有钱，拿去捐给慈善机构哦，不要找两个以上的律师。理由很简单，人多嘴杂，一定意见不一，每一个人的诉讼策略、诉讼方向都不一样。你以为你找了三四个很有名的大律师，那事实上你案子死得更快哦，因为这三四个律师呢，每一个人的做法、想法不一样，策略不同的情况之下，你这个官司反而难打。 最好是呢，你自己选第一个信任的，就委任他全权处理，这是个很基本的常识。很可惜，当事人呢通常都有不安的心态哦，觉得说呢，万一打输了官司，我就会怎样怎样，所以慎重一点呢，多花一点钱找多一点律师。可是往往是反效果哦。这良心话跟经验呢，同学先听在耳朵里面，以后呢你自己呢有亲朋好友要委任律师的话，千万把这句话带到哦。 这个律师团呢，通常打起官司来呢，反而都是拖拖拉拉的呢。真的呢，委任一个律师专心作战的呢，反而呢，这个效率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好，那不管如何啦，你今天如果真的请了两个以上的律师的话，你就会发生律师跟律师间、代理人跟代理人间行为不一致。譬如说，A 律师认为说呢。 我这个案件呢，诉之声明要求声明对方赔偿三百万。B 律师说不要声明这么多了，我算一算大概要到两百万，偷笑。所以声明两百万就好了。标准的诉讼行为不一致，两个律师的起诉状送到法院去，你们告的金额都不一样，也许呢，连诉讼标的都不一样。A 律师的诉讼标的叫债务不履行，B 律师状纸上的请求权基础诉讼标的是侵权行为。 哇啊！这时候本件诉讼，你到底主张的标的是侵权行为还是债务履行呢？所以啦，人多嘴杂就会产生意见不一。那这个意见不一，除了发生在律师跟律师、代理人跟代理人间的不一致之外，还会发生在代理人跟本人间的不一致。因为你本人请了律师之后呢，本人并没有丧失诉讼的实施权。 你找了律师，你自己呢？还是当事人，还是原告、被告？你当然有资格开庭呢，去表示意见。所以本人的行为也可能跟代理人之间产生不一致。因此第五个标题就是谈：万一律师跟律师间不一致，或本人跟律师间不一致的话，到底你们的诉讼行为以何者为准？好，那我们就回到黑板上。各位呢，你不用死背。 我们黑板上的讲解跟书上的分类呢不太一样，但内容完全相同了。看你习惯哪一种分类，讲解起来的比较好懂的是呢，你先分成素带跟本人间的不一致，以及呢素带跟素带间的不一致。 这种方式呢，或许你会比较好理解点。这是呢，我们教学经验以来呢，这个同学呢，用这种方式去理解呢，比用一般教科书上我们一百八十四以下这种分类呢，可能比较好懂一点啦。所以我们教学上习惯呢，诶，改成这样的分类。第一个呢，叫做呢，考题考的是律师跟本人不一致。律师说要求赔偿三百万，啊，本人说呢两百万就好了，这叫律师跟本人不一致。 怎么办呢？以谁的行为为准呢？学说实务上又细分不一致的情形，我们在法学的概念上又细分成你书上所提到的事实上的陈述不一致，还有法律上的陈述不一致。来啊，你把书本遮起来，现在就是要训练你自己动脑推论。文字的部分书上都有，都不用抄，听懂最重要。 为什么说不难？很多东西你用尝试，脑袋转一下就出来了。各位，如果你今天是学者或最高法院的话，你会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呢？律师跟本人不一致，如果是第一种，事实上陈述不一致。什么叫事实上的不一致啊？单纯事实经过的描述，不涉及法律评价的，就叫事实上的陈述不一。什么叫不涉及法律评价？ 单纯事实上的描述呢？譬如说一个车祸事件，法官就问原告说：“你到底是呢哪一天被撞的？你是五月一号被撞的，还是五月二号被撞的？”哎，你哪一天被撞？这个叫单纯事实上的陈述，不涉及法律评价。结果本人说我是五月一号下午两点被撞的，律师的起诉状却写说他是五月二号下午三点被撞的。 法官就很困惑，你的律师的状子说你是五月二号被撞的，按你本人来开庭怎么讲？五月一号被撞，标准的诉代跟本人事实上的陈述不一。好，如果是这样的话，立法者也好，学者也好呢，会怎么去评价呢？答案一定是以本人的陈述为准。不用背，这个结论是一定这样推导出来的。 民事诉讼法呢七十二条呢，也是做这样的规定，所以就算没有七十二条呢，你解释上也是当然的道理。为什么？因为立法理由就一句话：事实的经过，本人一定是最清楚，本人就是亲身经历事件发生过程之人，所以对单纯事实上的陈述。 本人呢，一定内容呢比速带来的精确正确，所以当这种情形产生不一致的话，当然是以本人的陈述为主，毫无疑问。所以速带跟本人陈述不一致的时候呢，以本人的陈述为主。同样的观念来马上对照右边这个情况。第二种情形，如果是律师跟律师间的陈述不一致。 然后是事实上的不一致时怎么办呢？同样，我们都是在讨论事实上陈述不一致。譬如说，你请 A、B 两个律师，A 律师的状子说你是五月一号被撞，B 律师的状子却说你是五月二号被撞。啊，你自己请的两个律师都没有协调好，两份状子的内容呢，陈述不一。这时候考你呢，法官到底哪一份的状子为准呢？那各位脑袋转一下。 律师跟律师间的陈述不一致，没有谁的效力优先于谁的问题，因为两个律师都不是案件的当事人，都没有直接到场嘛，所以没有说谁的行为效力优先于谁的问题。所以诉代跟诉代间事实上的陈述不一致的时候呢，学说的见解就是呢，法院依自由新政加以判断。 这是很合理的逻辑推论，我就依照卷内的资料调查证据所得，依照我的自由心证来判断，到底他是五月一号被撞还是五月二号被撞，没有说你们两个律师的效力谁优先于谁的问题了。这就是法学逻辑上面，事实上陈述不一的时候，诉代跟诉代间的不一致，跟本人和诉代间的不一致呢，在现行诉讼法的评价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好，接着再往下看。不一致的情形，除了发生在事实上的陈述不一致之外，也可能发生在法律上的陈述不一。什么叫法律上的陈述不一样？诉讼法行为的评价不同啊。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你到底声明赔偿多少钱呢？一个说三百万，一个说两百万，这叫诉之声明不同。 或者说诉讼标的的主张也会不同。A 律师说我们告呢，请求权是侵权行为。B 律师说不对，这个案子请求权基础我研究后债务履行比较好一点。那两个律师诉讼标的法律关系、请求权基础写的不一样啊，本件诉讼到底是用哪一个请求权做诉讼标的呢？这就叫法律上的陈述不一。那法律上的陈述不一呢？学说上一次的见解告诉你。 这种可能性太多了，也许是诉讼标的的陈述不一，也许是诉之声明的陈述不一，更有可能是 A 律师说要上诉，B 律师说要舍弃上诉，上诉行为的陈述不一，有可能这个千奇百怪哦，成千上百种的可能性啊，那怎么办呢？干脆大家就用一个笼统的理论来涵盖。如果你是法律上的陈述不一的话呢，那法律的效果就是。 很笼统，但是很好懂。什么叫做一个该诉讼行为的效力评价呢？讲白一点，就是没有一套统一的公式，你就回归民事诉讼法各个章节的一般原则来探讨。什么叫做呢？没有固定的一个公式，你就完全个案回归到民事诉讼法上各个诉讼行为单元的效力呢来做评价呢？ 来举一个例子啦，譬如说题目这样考你：甲乙之间呢，譬如说有一个侵权行为的车祸案件，甲告乙呢要告要求一百万。好，结果题目说一审的时候法官判甲败诉。好，一审呢法官判甲败诉，然后出题者就说了。 甲呢接到这个败诉判决之后，二月一号，甲本人提起上诉。可是二月五号的时候呢，他的律师呢却扯后腿，撤回上诉。A 律师呢撤回上诉。好，这时候法律的效果如何呢？ 来，很简单的基本常识，依照各该诉讼行为的效力呢，做一般评价，什么意思啊？本人上诉后，这个案子先发生合法的上诉效力，随后撤回上诉，那么呢，撤回上诉的效果就是会让一个已经合法上诉的案件，事后又回归到没有提起上诉的状态，这叫撤回上诉吗？ 所以答案变成说，反而是后面撤回上诉的行为呢有效，因为在概念法学里面，先上诉，随后当然可以撤回上诉。那撤回上诉的效果就是呢，后面会提到四百五十九条，视为没有提起上诉，所以本件诉讼呢就会先行确定，依照一审判决的结果呢先行确定。所以当本人跟律师的诉讼行为法律上陈述不一致的时候呢？ 依各该行为的一般评价来加以函涉的话呢，反而是后面撤回上诉的行为呢有效，所以本件诉讼变成了因撤回上诉而先行确定。哎，可是相反的，如果今天题目改成这样，一审呢，甲跟乙之间有一个侵权行为的案件，那这个侵权行为案件呢，然后呢，题目说呢，二月一号的时候。 后面章节诉讼上和解的制度，本人跟对方呢先达成诉讼上和解，甲呢就拿了八十万的和解金，想说满足就够了，这案件就此结案好了。本人跟对方成立诉讼上和解，但是呢可能没有通知律师，所以律师并不晓得有诉讼上和解这件事。随后二月五号呢，甲的律师 A 呢具状说要撤回起诉。 来就考你了，请问你呢？此时呢，法院应如何处理本案诉讼啊？这样考反而变成什么呢？反而变成了前面这个行为有效，后面这个行为无效。为什么呢？行为不一致嘛，一个说要和解，一个说要撤回，行为不一致。法律上评价不一致的时候呢，游戏规则就是看一般的原理原则来处理。 你前面二月一号和解生效时，诉讼上和解的章节三百八十条怎么规定呢？诉讼上和解成立的话，本案视同有确定判决，所以本案诉讼程序就终了，视同有确定判决存在。那个和解笔录就等同于法院的确定判决，所以法律逻辑上，本件诉讼呢已经视为有确定判决，整个程序都已经终了了。 啊，整个程序都终了，视为有确定判决的，你后面二月五号才在放马后炮，说要撤回起诉，很抱歉，后面两百六十二条会规定，撤回起诉要在本件诉讼还没有判决确定前才能撤回，啊，所以刚好人家二月一号就成立和解，视为有确定判决同一效力，等于呢二月一号就视为这个案件有确定判决了，啊，你老兄 A 律师拖到二月五号才要和。解。 才要撤回起诉，根本不符合撤回起诉的规范，所以本件诉讼不生撤回起诉效果，反而是只有单纯发生诉讼法上和解效力，反而变成只有前面的二月一号这个行为有效，但二月五号后面这个行为无效，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死背。学者告诉你说，这种所谓诉讼行为法律上评价不一的情形呢，成千上百种。 你就是见招拆招，看到每一种不同的案例呢，回归诉讼法上一般的精神、一般的规范呢，来加以推论处理即可。那以上就是简单的，就由黑板上这两个案例的对照来说明呢，所谓法律上陈述不一的情形呢，我们现行学界呢游戏规则的一个处理方式。好，那以上就是第二个重点呢，在处理代理人行为不一致相关的一个法律问题。 那这边看完之后，最重要的一百八十六页，这个就是我们刚讲的，今天还提不到的。一八六页第六个大标题“速带的消灭”呢，这整个标题呢是所有实例题跟国考的频率最高的。 但是它涉及到七十三条结合诉讼程序停止章节的规定，所以今天先空在这边。你只要先了解我还有这样的一个争点存在，但这个争点的细部说明呢，等到后面我们讲完诉讼程序停止的章节之后呢，还会回来再跟同学做一个介绍。那今天请你暂时先把它跳过去。好，那整个诉讼代理章节相关的重点，我们就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边。 好，那速代的章节看完之后呢，再回到我们一开始的基本体系，先程序后实体。两百四十九条第一项呢，各种程序合法要件，啊，不知不觉呢，前面五个全部搞定。 一到五款从审判权、管辖权、当事人能力、诉讼能力到诉讼代理权，前面五种程序法要件搞定之后呢，紧接着第六个程序合法要件很笼统，你看一下二十九条第一项第六款。好，那刚刚讲到第五款呢，这个不用多说，同学应该知道诉代权有欠缺，承接我们上礼拜讲的，还是得先命补正啊。 先命呢这个当事人补委任状，有一个 A 律师跑来说要代理你开庭，那么法官呢很怀疑说到底人家当事人本人没有委任 A 律师，这时候会命本人补证，请本人补委任状给法院，确定说你真的有委任 A 律师，这是诉代如果欠缺的话呢，代理权欠缺的情形，法院要先命补证，逾期不补证才是程序不合法的，把这个案子加以驳回了。 这是第五款解释上当然的道理呢，附带跟同学说明的。接着你看一下第六款，第六个程序合法要件很抽象，叫起诉不合程式或不备其他要件。抽象归抽象，但有够简单，请你把重点直接写在法条旁边。第六款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起诉不合程式，那你圈起来，什么叫不合程式呢？ 专指书状格式有欠缺，来什么意思呢？一个基本的常识，诉讼行为要事性的原则，这是你诉讼法教科书经常念到的。什么叫诉讼行为要事性呢？你做任何诉讼行为都要以书状为之，所以起诉要写起诉状，上诉要写上诉状，撤回要写撤回账。 撤回状了哦，大大小小的这一些诉讼行为呢，全部要求你以书状的方式为之，这是学理上所谓的诉讼行为要事性的要求。在这个前提下，立法者就说了：啊，如果你老兄的书状不合格式、不合程式的话，先命你补正。 不补正，法律效果就是第六款，起诉不合程式，程序不合法，驳回，这就是第六款的前半段，起诉不合程式，专指呢书状格式欠缺。那同学问，对了，啊，任何行为都要写状子，啊，到底状子有哪些格式呢？来书状的格式呢？我们书上有一个单元在介绍，这个单元在各位书上的五至四页以下。 这单元有够简单，一分钟把它搞定。你翻到这个五至四页，当事人书状的章节，这是写在诉讼程序总论，理论上是后面第五章才要教到的，但是现在提早看，因为它真的有够简单。第五章的第一节就是专门在教你，你写状纸的时候，状纸的格式要怎么写。同学，这个拜托你完全不用死背哦。 没有人会考你这么残忍的东西了，还叫你背说状子要怎么写？真正需要写的时候，法条拿出来翻，或者我们司法院都有固定的立稿格式下载就好了。不过你还是简单看一下五至四页以下《民事诉讼法》一一六条，这个真的有一遍就好哦。拜托你千万不要花那个美国时间，还真的傻到去背这个条文哦。一六条你简单翻一下，任何的诉状原则上都记载这八个东西。 第一款当事人的姓名、住居所，一直到第八款转状的年月日啊，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大学问哦，就是一个立稿的一个定式化的规定。书状的应记载事项，你瞄一下有一百一十六条这个规定就好。所以如果不懂法律的老百姓自己写状纸呢，程式格式内容有错的话，法院会先命他补正，逾期不补正，才是以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 这就是第六款的程序合法要件，所谓起诉不合程式，专指书状格式的欠缺。啊，书状的应记载事项，麻烦你自己法条对照一六条。那书本的内容在五至四页以下，简单的逐条示意，告诉你一百一十六条这些应记载事项的一个细部解释。那这期你完全都不用看，国字懂的话就了解这八款的应记载事项。 那顶多只有一个小细节，请你注意，当事人诉状这个单元呢，只有一个条文呢，要你留意，就是一百一十七条。国家考试唯一曾经出现过的也只有这个法条，因为这个法条呢，民事诉讼法呢曾经有做过修正。好，一七条呢，新法修正后，你看一下结论。 当事人应于书状内签名或盖章，你把“或”这个字圈起来，重点直接标记在你的小六法旁边就好。新法改成签名与盖章有同一效力，旧法时代每一份状子你都要签完名再盖章，太麻烦了。所以现在新法改成签名或盖章二选一就好了。 你如果签名等同于已经盖章，不像旧法时代一样要两者兼备，新法现在择一处理即可。这个简单的小细节留意一下就好了。好，这是呢当事人书状这个单元五至四页以下到五至七页，非常简单的一个内容，就是在教你说状纸的固定格式啊。这个法条瞄一眼有印象就 OK 了。那再回到第六款。 第六款，除了呢书状应符合程式之外，法条还有一个情形叫或不备其他要件。好抽象，什么叫不备其他要件？抽象归抽象，但是现在有够简单，因为实物跟学说通说的见解。 唯一没有争议的所谓第六款的起诉不备其他合法要件，有争议的就不用管它了，因为不会考你，一定考你没有争议的。我们现在实务跟学界一致的见解认为，不备其他要件指的就是未缴纳裁判费。什么叫未缴纳裁判费呢？一样，各位书本有一个专门的章节呢，叫诉讼费用。 这个专门的章节呢，在第四章。那这个章节不止各位在大学时代法律系不会教，补习班的课程也会跳过去不讲它。不讲它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不常考，第二个考出来它也有够简单，全部都是技术性的规定。所以同学回去有空。 自己大概花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你再把我们书本第四章的内容稍微看一下。第四章就是专门在解决呢第六款这种程序合法要件里面所谓的起诉不备其他要件。好，花三分钟你听一个基本观念就好了。细部的逐条示意，真的你回去有空的话再花两三个小时看。 没有空的话呢，条文简单瞄一下就好，因为是非常简单，也是考题的频率比较低的一个小单元。整个第四章诉讼费用这个章节在讲什么呢？教科书上只要求同学懂一个观念，叫做民事诉讼，我们采的叫有偿主义。这是各位法律人要的常识，跟刑事诉讼不一样。什么叫有偿主义呢？ 打官司是要花钱的，除了花律师费，还得要缴裁判费给法院。所以你起诉呢，必须要缴纳裁判费给法院。所以我们民事诉讼采的叫有偿主义。那立法理由呢，很简单，为了避免人民滥行起诉，这想一想也有道理啦。国家立法者说，打民事官司如果不跟你收钱的话，一定会有一堆的刁民呢滥行起诉。 为什么说想一想也有道理呢？各位，你想想看，如果你可以任意打民事官司都不用缴一毛钱给国家的话，还真的会形成滥诉的现象。比如说，你今天走在路上，隔壁那个男生瞄了你一眼呢，你觉得很不爽呢？他瞟你一眼呢，你觉得你的人格权受到重大侮辱后，你就可以告他侵权行为，要求他赔偿慰抚金十万元。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这样胡搞瞎搞。 反正告人不用缴一毛钱嘛，我今天只要觉得你瞪我呢，我的人格权受到损害，我就告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反正告一告一毛钱都不用交给法院，判我败诉我也无所谓，没什么损失。那如此一来，一定一定会形成滥诉跟司法资源浪费。所以为了要避免这种情形，立法者想出一个最笨但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伸手跟你收钱，要花钱使用者付费嘛。 要收钱的东西，就可以喝止人民的滥行起诉。所以打民事官司，原告要预纳裁判费；告人家起诉的原告呢，你要缴纳一笔金额压在法院，这个叫裁判费。将来胜诉了退还给你，败诉的话法院就把你没收了。透过这种裁判费的缴纳，可以达到避免滥行诉讼、避免无益诉讼的目的。 这就是所谓有偿主义。那至于要缴多少钱，各位翻一下你的法典。为什么叫你回去自己看？因为这个不会浪费时间跟你逐条示意，你国字看得懂，保证你会写。自己看一下七七条之十三。哦，我要告人，到底要缴多少裁判费给法院呢？你自己看一下法条吧。七七条之十三的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 财产权起诉，譬如说你告人家侵权行为，要求一百万好了，你的金额是一百万，那法院要跟你伸手收多少的裁判费呢？自己看一下七七条之十三，财产权起诉者金额在十万块以下的，统一征收一千块，超过十万到一百万的部分，每多一万元多征收一百元。 所以各位哦，简单的数学回去有兴趣自己算。你要告人家到底要缴多少裁判费给法院？七七条之十三有固定的计算标准。同样的，七七条之十四，你今天告的是非财产权，譬如说离婚认领、离婚啊认领这种非财产权的事件，统一只要收三千块就好了。 所以各种事件要怎么收钱呢？我们都有细部的规定，像七七条之十五，如果你要提反诉、要诉之变更追加，怎么收钱呢？自己去翻之十五的规定。啊，上诉要收多少钱？自己去翻之十六。再审的收费，自己去翻七七条之十七。反正每一种的事件怎么收钱，我们都对应有一个法律的技术规定。 啊，这个完全没有大学问，用得到的时候再去翻法条呢，就知道如何计算。啊，如果你懒得算的话，教你一套最偷懒的，反正你就是先不要缴费呢，在你的状子写呢，容法院裁定后补缴，把这工作丢给法官，法官就会再丢给法助哦，叫法助去查法条，说呢，到底这个当事人要缴多少钱。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说诉讼费用这个章节很不重要？因为就算你什么都不懂的话呢？ 反正法院会帮你算好哦，你未缴纳裁判费，法官一定要先命你补证，不补证才会把你的诉讼驳回。所以我们现在统一的做法就是偷懒啦，我也懒得去对法条去算我要缴多少钱，干脆我就丢给法院，状纸上写说呢，相关费用待君院呢计算之后呢，我们再通知再补缴。 那法官会把这个工作丢给法助哦，法助就会查法条呢，详细的计算出这个案件你到底要补缴多少钱，到时候接到通知再去补缴就好了。 所以这个单元呢，在实物上面不会造成什么困扰，因为当事人就算完全不懂法条，不知道怎么计算，反正法院也会算一个数字给你，你只要照那个裁定的数字去补缴就 OK 了。好，这是有偿主义的概念之下，如果你不缴钱的话，法律的效果就是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 好，以上就是第六款的程序合法要件，包含了两种情形：诉状不合程式跟诉讼未缴纳裁判费。这两种情形呢，都构成所谓程序的不合法事由。好了，第六款看完之后，最后这个第七款呢，同学翻一下条文。第七款你今天瞄一眼就好，所有的内容都是后面章节才会提到。 二十九条第七款呢规定的第七种程序合法要件非常冗长，起诉违背三十一条之第二项审判权的规定，或者二五三条一事不再理，二六三条撤回起诉，以及呢诉讼标的为确定判决效力所及四百条、四百零一条既判例的规定。 那第七款的内容很庞杂哦，包括你违反三一之一、违反二五三、二六三，还有既判例四百条、四百零一条的规定，通通都构成程序不合法。这些条文今天都讲不到，理由是后面章节都会念到，我们就到后面各个单元再详细说明何谓二五三、何谓二六三、何谓既判例四百条、四百零一条。 这都是诉讼法上非常重要，也很常考的单元，留待后面各个章节再详细说明。各位今天呢，在初学的阶段，你只要简单了解，哦，原来还有这些条文都构成程序合法要件，如有违反，法律效果就是程序不合法，直接裁定驳回。先念过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印象就可以了。 好，以上是两百四十九条第一项，我们就把七种呢立法者所明定的程序合法要件的观念，先跟同学带到这边。 好，那这个两百四十九条呢，一到七款程序合法要件介绍完之后，同学可能觉得终于松一口气，先程序后实体的这个游戏规则终于念完了，但事实上不是哦，还没有念完，为什么呢？来，你书本呢往前翻，翻到当事人的章节里面。 来，请你翻到三至二十三页以下，第三节当事人事格。然后你在当事人事格这个章节里面呢，自己稍微的注记一下。来，你注记一下呢，对照我们书本呢一审程序的一个单元。 对照七至二十二页以下，这边有一个诉权学说的理论，所以你在当事人事格三至二十三页这个单元旁边注记一下，对照呢七至二十二页以下诉权学说的一个体系。好，什么意思呢？那么呢，各位呢，现在开始就进入到比较抽象的一个法律理论，把你的记忆拉回到我们第一堂课所讲的先程序后实体。我们第一堂课怎么教同学啊？ 所谓程序合法要件有两个，一个叫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另外一种叫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现行的通说跟实务很啰嗦了，为了充分达到过滤筛选的机制，所以我们现在解释的主轴就是放宽程序合法要件。哎，各位不难理解，程序合法要件越多的话。 越能达到过滤筛选的机制，越能够淘汰掉一些没有营养、没有必要的无益诉讼。所以呢，学者呢见解跟最高法院判例的立场很简单，只有二四九条不够。如果只有法律规定的这七种二四九条七款的合法要件的话。 没有办法达到赶尽杀绝后过滤筛选的目的，而我们如果要狠一点，赶尽杀绝呢？尽量踢案子，避免无意诉讼进入法院的话，我们就必须透过学说理论的方式，创设一些法条所没有规定的。因此，在整个体系上面，我们第一堂课就跟同学提到过，所谓的程序合法要件，它在概念上有两种。 一个叫法定的，啊，法定的就是两百四十九条第一项的一到七款；另外一种叫做呢，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完全是委由学说跟判例来加以形成的。那最典型的两个名词，就是现在要跟同学介绍的。 我们第一堂课同学讲过，这个你大三有买诉讼法教科书，或者你的法典后面有附实物见解的话，你会经常看到最高法院的判例说，当事人的诉讼欠缺保护必要，程序不合法，驳回；或者你才看到学者在期刊论文写，原告之诉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驳回。 啊，反正你三步时看到呢，书上跟判例呢出现什么当事人不适格、保护必要欠缺这两个名词呢，法律效果都叫程序不合法驳回。但是你整部法典翻烂的，从第一条翻到六百四十条，偏偏民事说法没有哪一个条文跟你讲何谓当事人适格，何谓保护必要，因为这两个名词就是最标准的，本来就是法律没有明文。 判例跟学说无中生有创设出来的，但它在国家考试出现的频率远高于两百四十九条各款，因为是抽象的学说理论，所以你如果事先没有念过，考场上保证你死定。后条文怎么翻，绝对翻不到，所以呢，反而爱考你这些法条以外衍生的理论。因此呢，今天这一堂课剩下的时间，我们就跟你详细介绍。 什么叫做非法定的程序合法要件？这两个常见的专有名词，什么叫当事人适格？什么叫保护必要呢？来探讨这两个名词之前呢，同学先了解问题的起源。你可能很不屑，觉得说判例跟学者这么无聊干嘛？有二四九条各款就够了，为什么你们还说不够，硬要创设这些奇怪的理论呢？ 你就看一个教科书常举的例子就知道，譬如说啦，今天有一个人叫 A，A 何许人也呢？借这个案例，你会比较深入了解为什么要创设当事人适格跟保护必要的理论。你就看这个例子啦，A 是假夫乙妻的邻居。 甲乙是一对夫妻，这对夫妻每天晚上都吵架，吵得邻居不得安宁哦，感情很差，三更半夜就在吵架呢，然后恶言相向，搞得附近的邻居呢，每天晚上被他们吵得睡不着。这时候 A 实在是冻不了了，他的邻居 A 说呢：“你们根本就不相爱，为什么要勉强结合在一起？赶快离婚好了。” 你们离婚除了自己可以解脱，邻居也可以解脱哦。每天晚上不用被你们吵架，所以呢，我干脆自己当原告，邻居 A 成为原告，列这一对夫妻为被告，提起一个裁判离婚之诉。A 呢想说，我自己出面呢来终结你们这段孽缘，好了，你们舍不得离婚，我来帮你们告，帮你们缴裁判费，状子都帮你们写好了，我就提起一个诉请裁判离婚之诉。 好，那同学，你想一个问题：这一个诉讼，请问你如果依照你刚刚所学的二四九，你会发现一个吊诡的现象，就是你找不到理由把这个诉讼踢掉，因为第一个民事案件有审判权，第二个他向被告住所地提起也符合第二款的管辖权，接着第三款当事人能力也具备，因为原告、被告都是活着的自然人，符合四十条第一项。 第四款诉讼能力也具备，原告被告都是满二十岁的成年人。第五款呢，诉讼代理权也没有问题，因为头到都是本人诉讼，没有委任律师为诉代，不可能有第五款代理权欠缺。第六款也具备，A 的状子写的人模人样的，裁判费都缴了，第六款也具备。第七款也没问题，这个诉讼也没有违反二五三、二六三跟既判例的问题，所以整个扫描下来糟糕。 二四九条这七款全部都具备，所以结论是 A 的起诉是合法的。所有程序合法要件都具备，A 的起诉合法。可是你转念一想，不对劲哎，为什么不对劲？起诉合法啊，法院就要呢耗费司法资源，实质上去做胜败诉的审理。但是实质上做胜败诉的审理。 刚好会产生无意诉讼、浪费司法资源的现象。为什么？呢？很简单的逻辑，各位，你想一件事：人家夫妻吵架，感情再怎么不好，如果他们没有意愿要离婚的话，夫妻本身没有意愿要离婚，任何第三人所提的离婚诉讼，注定是一个没有营养的无意诉讼，根本无法达到定分指针。怎么讲呢？ 今天就算让 A 告赢好了，今天就算 A 胜诉确定，譬如说三月一号胜诉确定，那又如何？今天让你这个路人 A 邻居 A 告赢了，三月一号胜诉确定，消灭甲乙的夫妻关系，甲乙只要隔一天三月二号再跑去办结婚登记，我们还是相爱啊！你凭什么拆散我们哦？所以别人告我们离婚诉讼，就算告赢了。 隔天我们两个再跑去登记，又回复成合法夫妻，又回复成每天晚上再吵架。那难道 A 呢要隔一天三月三号再去打一个离婚诉讼，再打赢了，人家这对夫妻隔天再跑去离婚，永远没完没了。所以学者就说了，离婚诉讼是最标准的。 第三人不得成为原告起诉的情况，因为一定会造成无意诉讼。只要夫妻有一方，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话，第三人呢，如果呢提起撤销婚姻或离婚之诉，纵然胜诉，也必定造成无意诉讼。因为胜诉只有高兴一天，胜诉确定那一天消灭他们的夫妻婚姻关系。可是这两个人不想离婚啊，隔天又跑去重办结婚登记，又恢复合法的配偶身份。 那难道你第三人 A 要每登记一次、每告一次离婚诉讼吗？如此一来，耗费司法资源，突然造成所谓无益的诉讼。因此啊，这一种由第三人成为原告提起诉讼的情形呢，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开始就认为他程序不合法，驳回这个诉讼，根本一开始就把它踢掉了，不要浪费司法资源审这个案件。 好啊，一开始要程序不合法踢掉，你势必要创设理论，因为你要把他的诉讼踢掉，没有办法从两百四十九条去找条文，必须是在法条以外，额外借由学说理论呢，来创设出非法定的程序合法要件，才能达到驳回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呢，在学理上面。 有二四九条不够，一定要再加上非法定的程序合法要件的事由。又譬如说邱仁公老师在口述讲义里面举过一个例子：，如果今天你看到了诉讼长这个样子，这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学者呢先想出来的案例啊，后面教科书大家就互相抄来抄去。 那现在这个时代呢，社会景气不好呢，疯子一大堆吼。那如果你是法官，有一天呢，分案室呢，分了一个案件给你，你看到都很火大吼，案子太多，审不完了，一天到晚还有这些奇怪案件塞进法院，什么法院呢？你接到一个确认之诉，甲告乙告什么呢？这两个人吵架，一个说地球是圆的，一个说是扁的吼，吵了半天，干脆说让法官来裁判好了，我们干脆提一个确认之诉。 确认这个地球是方的还是圆的诉讼，各位任何正常法律人接到这个案子呢，心里面只有三个字：神经病后。可是呢，面对这种神经病怎么办呢？依法论法，两百四十九条管不了他们，他们这个诉讼完全符合两百四十九条，不能够用这个条文把他们案子踢掉，所以只能够回归到当事人不适格或者没有保护必要为理由呢。 把这种无聊人士的案件呢，直接就程序不合法驳回。所以就这两案例，你可以深刻的了解为什么学说上要创设所谓非法定的程序合法要件。好，了解理论的背景之后，紧接着不浪费时间，马上切入重点，创设的两个抽象的理论。 第一个叫当事人适格，第二个叫保护必要。现在就是跟你介绍这两个名词怎么区别，这两个名词的内容如何理解。来，先看一下什么叫当事人适格，我们一个专门的章节来做介绍，就是各位书上的三至二十三页以下。那各位现在看这个单元呢，比以前轻松多了。 以前吼，什么叫当事人事格？你真的会吓一跳。看一下书上二十三页，我就帮你整理期刊文了。何谓当事人事格？变成国内学说的乱流区，因为法条没有讲，所以沦为学者表演的舞台。每一个学者有不同的理论，什么实体权利归属说、诉讼标的管理处分权说、法律利益归属说，还有什么纷争管理权归属说，噼里啪啦一大堆。 各位，现在这个都叫历史的产物吼。现在炒了十几年，有通说的见解，所以你准备考试太简单的，记通说就好。前面这些拉里拉扎的学说完全不用管它。那通说的见解呢，就是二十五页的第三个大标题“当事人适格认定的现状”，直接进入通说的见解。那为了节省你学习的时间，通说见解吼，你翻一下二十五页。 我们是怕你自己看看不太懂，所以文字写的比较详细，因此内容稍显冗长。你直接翻从二十五页呢，一路翻到三十二页，这叫细部的文字说明。各位，你今天上完课也可以不用看这个文字，因为二十五到三十二页这个通说的见解呢，我们帮你更浓缩起来，浓缩成三十二页编者按这个表格。 所以你回去呢，可以缩小影印吼，这几页的内容，浓缩起来就简单。这个表格比较方便你整理记忆，将来踏进考场看简单的表格，回复一下记忆就好。课堂上讲解，们也直接，请你看这个表格，看一下三十二页编者案，把刚刚那一串的文字，二十五页到三十二页文字浓缩起来，结论就是这样。要背就背这个。 那你没有第二条路，只能用力背起来，因为是标准的法条以外衍生的理论体系。好，那什么叫当事人适格的判断标准呢？一个原则，四个例外。简单的先了解例外出题的频率比较高后，有原则必有例外啊，有例外必定成为考点了。所以当事人适格的原则跟例外怎么认定呢？来，先看一下原则的部分。 当我看到一个考题啊，我怎么知道他到底当事人适不适格呢？原则就是呢，只要原告主张自己是实体法，也就是诉讼标的的权利物主体的话，就算是有当事人适格了。以及当事人适格与否，仅需片面以原告声明的内容为判断即可。念完了，这保证你大三一定背过。 当事人适格的判断标准，依照原告片面的声明为准，什么意思啊？各位翻译成白话文在旁边。原告只要敢声明、敢主张自己是诉讼标的的权利人，然后呢，被告是义务人的话，我就先认定你当事人适格。再讲一遍，大原则就是呢，只要原告敢声明自己是诉讼标的的权利人。 被告是义务人，你只要敢这样写的话，敢形式上做这样的主张声明的话，我就先认定你当事人是个好。因此，你回到黑板上，为什么说你大三一定背过，但是可能似懂非懂呢？譬如说，最典型的。 甲告乙呢诉请返还借款一百万之诉，那同学回答我，这个给付之诉的当事人是格怎么判断呢？那你考卷上就写，只要原告甲敢声明自己是一百万借款的债权人，然后被告乙是一百万借款的债务人，只要你敢这样胡乱、敢这样写的话，我就依照你刑事书面的一个呢声明的内容呢。 认定你当事人是格，所以只要甲敢主张自己是借款的债权人，被告也是债务人，你敢这样主张，敢这样声明，我就先认定你当事人是格。所以很多补习班的用书叫同学背一个口诀，背什么呢？给付之诉没有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很多同学真的小六法旁边就抄这一行字哦，背了老半天。请问你这个结论怎么来的？ 为什么很多补习班用书都叫你背给付之诉没有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呢？因为回归基本的概念，给付之诉只要你敢写我是权利人，敢写对方是义务人，你只要敢这样写，依照原告片面声明主张内容，我就认定你当事人是格了。 所以在这个定义之下呢，推论出来给付诉讼为什么多数的学者告诉你基本上不会有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呢？因为给付之诉，只要你敢写你是请求权人、诉讼标的的权利人，然后对方是债务人、义务人的话，我就认定你当事人适格了。这就是呢当事人适格这个要件里面原则的判断。念完之后，你就回想我们刚刚讲过的。 为什么原则一定不会考你呢？哎，同学开玩笑，国家考试如果考你原则的话，那没有人考不上的，这么简单哦。反正只要你敢写，你是权利人，对方是义务人的话，就当事人是格了。想也知道你是出题者，绝对不会出这么笨蛋的考题哦。你一定出例外，来，所以你要用力背的是下面这四种的例外情形。 好，什么叫做例外呢？各位先看清楚文字的定义。拜托你哦，书上特别强调，所谓例外，不是说你不用判断当事人事格哦，不是。例外指的是下面这四种的案例呢，当事人适格的判断不依原告片面主张，而是法院要依职权审酌相关的要件。所以先跟你强调观念，就是。 你不要误会，说例外啊，这四个类型不用判断当事人适格。错吼，例外不是说不用判断当事人适格啦，例外指的是呢，在判断当事人适格的时候，原告讲什么不重要，不依原告片面声明主张内容判断，而是法院自己要依职权审酌一些特定的法定要件，这叫做例外的一个情形。 一开始的基本观念，请同学千万要厘清。好，那哪四种例外呢？第一个例外叫形成之诉。哎，这里要用力背一下，为什么形成之诉构成例外呢？同学看一下文字，法院要职权判断原被告间是否具备法律规范的形成权主体资格。念到这边就好了，结论就是形成权主体资格。 构成形成之诉的当事人是格，法院要依职权认定。讲完了啊，什么意思呢？详细的文字说明在各位的三至二十九页到三十页。所以呢，你如果对形成之诉这个例外有兴趣的话呢，看一下三至二十九页到三十页的部分文字，你不用抄二九到三十这两页的内容呢。 我们呢，在黑板上跟你讲解就好。来，回到刚刚的离婚之诉，各位裁判离婚之诉，如果由第三人 A 起诉的话呢？ 这种案例呢，法院直接以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驳回。 为什么呢？来理论基础听一下，因为你只要看到考题，看到它是形成之诉的话，形成之诉指的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形成权，离婚这是形成权嘛？离婚作为诉讼标的，民法上的性质叫形成权，所以诉讼法上就叫形成之诉，毫无疑问。好，那请问同学，形成之诉为什么要做例外的处理呢？ 来这里，先花五分钟听懂之后，永远就跟着你了，不难了。懂了之后，将来呢写考卷就简单多，不用死背。因为形成之术，国内学者的理论是，你大三可能背过形成判决有对事效。不晓得还记不记得这样的观念？什么叫形成诉讼、形成判决的对事效呢？ 因为形成权的定义就是你行使这个权利会让法律关系得上变更嘛，这相信是你大一民总呢念到形成权这个名词的定义。形成权在民法的定义就是这个权利行使之后会让某一个法律关系得上变更。所以离婚为什么一零五二是形成权呢？这个权利行使之后婚姻就消灭。 那民总另外一个常见的形成权叫撤销权，撤销权行使之后，法律关系就溯及自无效。所以撤销权啦、离婚的这个权利等等，性质上都是形成权。好，既然形成权在民法上会直接让法律关系得上变更，所以投影到诉讼法上，民事诉讼理论就是形成判决有对事效。何谓对事效呢？ 形成诉讼，法院一旦判决确定之后，对任何社会上不特定的第三人都发生效力，任何社会上不特定的第三人都不能做相反的主张。什么意思呢？譬如说，裁判离婚之诉，法院判决原告胜诉确定了，那就代表婚已经离掉了，婚姻消灭了。离婚之诉判决原告胜诉确定，会产生婚姻消灭的效果。 这个婚姻消灭的形成效果呢，除了对原告、被告会发生之外，也对任何社会上不特定的第三人发生。任何不特定的第三人都不能主张这对夫妻的婚姻关系依旧有效。任何社会上不特定第三人都要受这对夫妻婚姻关系消灭这个结果的效力所及。这就叫做形成判决的对事效的理论吧。 对任何社会上不特定的第三人都发生拘束力，任何不特定第三人都不能做相反的主张。好，既然如此的话，所以你听清楚了，诉讼法的理论就说这么强大的对视效，一听就知道乱恐怖的对视效，对任何社会上不特定第三人都会发生。所以诉讼法的理论就说。 这么强大的对视拘束的效果呢，必须要适度的限缩权力的主体资格，很合理的。这么强大的权力吼，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主张。我们要用法律制度呢去规范、去限制呢行使权力的主体资格。 那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没有条件随时主张形成权，那真的会天下大乱。所以这么强大的权力，这么强大的判决效力呢？我们在立法政策上就是要规制、要管控权力主体。只有在法律明文规范的形成权主体，才有资格行使这个形成权。因此，你大一民总一定念到基本理论就是。 所有的权利只要是形成权，法律必定有明文规范权利主体。所以你去翻你的小六法民法一五二，请问你谁可以呢提起离婚之诉呢？谁可以行使离婚的形成权？民法一五二明则告诉你，夫或妻才能够提起离婚的诉讼。同样的，再请问你物权篇。 谁能够打分割共有物之诉呢？分割共有物是标准的形成之诉，形成权吗？一旦行使了分割的权利之后呢，共有关系会消灭，所以分割共有物的请求权呢，性质上也是形成权。谁能够提起这个诉讼？谁能主张这个权利呢？八二四条明着告诉你，共有人。 才能提起分割共物之诉，才能行使分割共物的权利。也就是说，所有实体法上形成权的行使，绝对不可能放任由任何第三人都可以主张，一定是要立法者明文指定的特殊形成权主体呢？你在民法上才能主张该形成权。因此，诉讼法理论就说。 既然如此的话，诉讼法上要能够提起形成之诉，前提就是原告、被告的身份资格都必须符合法律的明文规定。只有立法者明文承认的形成权主体，你才有成为形成之诉合法原告、被告资格。所以，这个合法原告、被告的资格，我们就称为当事人适格。 具体个案里面，谁成为原告、被告，最有助于纷争的解决，谁就叫具备当事人资格。所以，形成之诉里面要具备纷争解决主体的资格，必须是立法者所明文承认的形成权主体。因此啊，你到底是不是合法的形成权主体，法院依职权判断。 不受当事人主张声明的拘束，你自己就算在状子上写半天说你是夫或妻，你写你的，法院不用理你。到底你是不是合法的夫妻配偶的身份？法院依职权加以调查。如果认为不是的话，法律效果就是欠缺当事人适格，程序不合法驳回。只有是的前提之下，你的诉讼才会程序合法，要件具备。 因此，第三人 A 提起离婚之诉，为什么法律效果叫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呢？因为由你当原告无助于纷争的解决，造成无益诉讼，而且你也不符合民法上形成权规范的主体资格，一定要夫妻的一方才能打这个官司。你不是夫妻的一方提的形成之诉，法律的效果就叫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驳回。 好，同样的道理呢，各位呢，请问你一个基本常识：，假如今天呢，题目长这样，形成之诉在当事人资格最常见的考法是这样了，一男一女打一个离婚诉讼，甲呢要告乙呢诉请离婚，然后呢，第一小题跟第二小题怎么考呢？ 这考了 n 遍非常简单的观念题了。第一小题出题者就说，在这个离婚之诉呢，甲男一定主张说我是丈夫，我是合法的配偶。哎，你要打离婚诉讼，稍有常识的，你状子一定声明我们是合法夫妻，我是他合法的老公。你这样写才能凸显你这个形成之诉当事人是格嘛。所以，原告当事人的状子诉讼。 主张一定是自己呢是合法的配偶，两造有合法婚姻关系。但你写你的形成之诉的当事人适格，再强调一遍，不受原告声明主张的拘束。法院自己依职权调查你们有没有具备合法的形成权主体资格。所以你即便再怎么写，写说呢你是合法的夫妻没有用。第一小题就考你，法院调查后发现。 甲乙的婚姻有无效事由，请问你本件诉讼应如何处理？第一小题占十二分，第二小题呢？改考你，法院调查后发现呢，乙妻，哦，这个乙女，未在外与他人通奸。 这两个小题的问法不一样。第一小题是呢，这个离婚之诉，法院调查结果发现你们根本不具有婚姻关系，配偶的关系不存在，婚姻是无效的。这时候，请问同学，第一小题答题的关键叫法院要以当事人不适格为理由，程序不合法，驳回原告之诉。 为什么第一小题呢？补习班的解答多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形成权的主体资格欠缺。 各位很好懂吗？我们刚刚不是讲这个理论，你根本婚姻无效，代表你们根本不是夫妻。那一个简单的逻辑，不是夫妻更加离什么婚后？只有合法的夫妻才有离婚的问题。你们连婚姻关系都不存在，根本不是合法的夫妻，哪来离婚的问题？我如果还真的呢，浪费司法资源，开启审判程序，那这个法官还真的是阿呆哦。所以为了避免无意诉讼。 达到先程序后实体的过滤筛选机制，所以形成之诉里面一个口诀：形成权主体资格欠缺，那就是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驳回。相反的，如果是第二小题，第二小题出题者改考你：法院调查后发现，甲乙真的是夫妻，但是老婆很乖，根本没有老公讲的在外通奸的事由，这时候怎么办呢？ 哎，各位，第二小题，法律的概念叫形成权的构成要件欠缺，因为你本件诉讼标的法律关系那个形成权是第二款的通奸为理由诉请离婚，啊，我们查完了，你老婆很乖，根本没有在外跟人家通奸，这个法律的评价叫形成权构成要件的欠缺，含射而来的法律效果就是。 原告本案败诉。同学，这很基本的逻辑，先程序后实体。第二小题的考点就是，你这个形成之诉的程序合法要件都过关，你们确实是夫妻，当事人适格过关的程序合法要件过关，接着进入实体胜败的审理。 实体胜败，我们调查后发现，你老婆根本没有你指责的通奸事由，形成权构成要件欠缺，法律效果当然是判原告甲本案败诉。这是有既判例实体胜败的一个判决了。那以上就是呢当事人适格的第一种例外情形。关于形成之诉的判断标准概念呢，我们就简单的用黑板上这个案例呢，来跟同学做一个介绍。 好，那第一个例外先看到这边，剩下我们休息过后呢，下班的时间再接着来看。那提醒同学注意一下哈，我们上礼拜讲过，今天呢只上下午哈，所以晚上的部分呢是停课的哈。那课表没有改过来，课表晚上还是有课哈。但是各位呢，等一下中场休息呢，赶快利用二十分钟安排你等一下的这个晚餐的行程哈。我们晚上是停课的哈，因为个人有一些这个。 事情要处理后，所以我们今天只上下午这一堂课，那晚上的时间是停课的，赶快跟同学呢再一次的说明一下。好，那剩下部分呢，我们的第二堂课的时间，下半段再接着来看。